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零二集，风雨晨都怔住了，之前所有人都捧着他、顺着他，何时有人敢这样和他说话呀？然而洛寒的话仿佛带着一种无形的玄妙，隐隐勾动天地之威，一字一语。 如同衬言。美人见一个普通女子竟然敢对太子不敬，当即挑着眼睛刺道：“放肆！你竟敢对太子殿下不敬！来人，还不快将他们赶出云中城！”风雨晨身边的人看起来没少做这种事儿，侍卫立刻上前。吞元兽呲着牙，张嘴对他们低吼了一声，无形的声波从吞元兽口中散开。 空中飞行的鸟族被这阵吼声吓了一跳，险些坠地。鸟族惧怕地面上的猛兽，而吞元兽又是传承自饕餮的凶兽，它的吼声对鸟族的威慑简直是碾压级的。吞元兽为了生存不得不咩咩的叫，他们就真当它是病猫了。吞元兽声音不大，但是引起的骚乱非常恐怖。 风雨晨的侍卫、侍女乱成一锅粥，慌忙围到风雨晨身边喊道：“护驾，快护驾！”洛寒看着这一幕，极其无语。他摸了摸吞元兽的头，说：“你都多大岁数了？恐吓小孩子不好。”吞元兽不满地咩了一声，他已经很收着了。他自出生以来就没有发出这么细弱的吼声。谁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神经这么脆弱，竟然被吓成这样！ 林青霄听到声音，从前台回来问：“怎么了？”罗寒摇摇头说：“啊，没事。吞元兽闲着无聊，清了清嗓子。我们走吧。”林青霄扫了对面一眼，不便喜怒，陪着罗寒出门。风雨晨被众人围在中间，眼睁睁看着洛寒几人大摇大摆的离开，他气不过，怒喝道：“放肆！本太子让你们走了吗？” 洛寒理都懒得理。如今外面围了许多看热闹的人。风雨尘堂堂太子，怎么能被两个斗生小民落面子？他气急，伸手从储物空间里拿出一道女王给他的护身符，直接朝洛寒的背影扔去。护身符碎裂，一只红色的凤凰虚影出现在空中。他对着天空长鸣一声，提声响彻云霄。 凤凰鸣叫后，展开华丽的九根尾羽，猛地朝洛寒冲来。这是凤凰女王封印的法力，专门用来给儿子护身的。凤凰女王的权力以及不容小觑，整座云州城都被女王的威压席卷。林青霄刚才就很不高兴，现在看到风雨晨竟然还敢偷袭洛寒，心中寒怒，出手再不留情面。红色的凤凰虚影。 和林青霄掌中的蓝色光芒相撞，凤凰高亢的啼叫声响彻天空，在其后一阵龙吟跟上，转眼就将凤凰的气息完全压制。两股灵气对撞，发出极大的波动，周围的建筑被震倒了一大半。风雨尘被这股气浪掀得连退好几步，他好容易站好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：“ <laughs> 你是谁？” 林清霄收回手，满面冰霜。中神，林清霄。云中城的人听说太子出巡，许多人围过来看。后来冯雨辰和洛寒发生分歧，围观群众越来越多，众人指指点点，低声在人群中交谈。这俩人是谁啊？怎么敢拂太子的面子？不知道，兴许是外族人吧。众人说着闲话。 实则并不把这个插曲当回事儿。风雨晨是凤凰族最受宠的太子，下一任凤凰族的王，还有女王和大公主的宠爱。别说吴州，就是放眼整个天界，有多少人能得罪得起凤凰太子啊？这两个外地人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很快就该知道厉害了。他们随意的指点着，完全没想到风雨晨竟然扔出女王的护身符。 凤凰是百鸟之王，血脉天生对低等鸟族有压制作用。女王的灵力原型红凤凰显形时，两边看热闹的群众、风雨尘带来的侍卫、丫鬟、随行的美人儿，包括城外飞行的鸟族，全都不受控的下跪。灵力越低微的人被压制的越厉害，周围的人连身都直不起来，只能勉强看到一只红凤凰俯冲而下，啼叫声响彻云霄。 他们本以为这次要闹出人命了，没想到对面的人根本避都不避，单手就将女王的攻击接下。地上的鸟族沉浸在震惊中，都没来得及反应，就听到另一阵龙吟声响起，顷刻间将女王威压覆盖得一干二净。等级压制只对下级有效，和凤凰女王血统同级甚至更高的种族则毫不受影响。 天界比凤凰血统还要高等，唯有龙族，竟然是龙族！周围人大哗。方才还高傲不可一世的风雨晨脸色顿时为顿。竟然是龙族！龙族不待在他们的地盘，来乌云十六州做什么呀？等等，他说他姓林。风雨晨愣了一会儿，猛地反应过来：林清霄他是林清霄。 那个一千岁修道假上仙，圈禁自己父亲、流放自己兄长、吞并旧家资产的龙族怪物，如今林青霄这个名字已经传遍龙族地域，可是，在梧州，普通民众还不知道林青霄是谁。但仅是龙族这个身份就已经很难缠了。风雨辰的表情又骤然变得难看，周围人就算不明白内情，也能猜到事情恐怕闹大了。 四周噤若寒蝉，只能听到吞元兽动蹄子的声音。吞元兽刨了刨蹄子，不耐烦地催促了一声。林青霄收手，看都没看风雨尘一眼，转身对洛寒说：“等久了吗？我们走吧。”洛寒朝那几人的方向看去。刚才跟在风雨尘身边的美人见洛寒看过来，忙不迭躲到后面。他现在哪儿还敢和洛寒抢东西啊？ 早知道这位来头这么大，他怎么会不长眼睛到得罪龙族的人？美人有些疑惑，洛寒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身后没有奴婢，看起来身份普通，毫无排场。但是他身边的灵兽一张口就能吓死人，身侧的男子背景也殊为深厚。美人瑟瑟缩缩，不肯和洛寒对视。洛寒又看向风雨尘。 连风雨晨也微微避开视线。洛寒问：“现在我们可以走了？”风雨晨没有说话，洛寒就当他们默认，缓声说：“欺人者，人恒欺之。你们好自为之。”洛寒和林清霄走后没多久，一队护卫围着一辆华丽马车，急匆匆地从王宫中驶出。 最中间的女子容貌端丽，气质温雅。下车后，快步朝动乱之地赶来。风雨晨正不痛快，一抬头看到来人，顿时叫唤道：“长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方才都有人欺负到我头上了。”风雨晨这话隐隐带着些问罪的意思。他知道长姐素来护着他，生怕他磕着碰着，要不然没法向女王交差。 可是这回他的姐姐不知道怎么了，完全没有理会风雨晨的委屈，一见面就沉着脸问：“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城中为什么会出现龙族的气息？”风雨晨都被问得懵了。他长姐似乎换了个人一般，虽然还是一样的脸，可是完全没有平日温和的样子，甚至隐隐让人害怕。风雨家见风雨晨被吓住，深吸一口气。 收敛起自己脸上的急切，放柔了语气问：“辰儿，方才你为什么会激活母亲给你的护身符？我在王宫中听到凤鸣声，十分担心你。按理你在云中城十分安全，怎么会遇到危险？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风雨晨熟悉的长姐又回来了，她放下心说：“没什么，不过遇到了两个外地人，看样子像是龙族。” 风雨晨说的轻描淡写，但是他毕竟知道自己闯了祸，抿了抿嘴，不情不愿补上一句：“那个男子说他叫林清霄。林清霄。风雨家倒吸一口凉气，追问：“你为何会惹上他？”风雨晨不肯承认自己失礼在先，强词夺理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是他们主动挑衅，我只好拿出母亲的护身符防身。”风雨家眼神变冷。 他面上不知可否，眼睛扫过后面侍从时，疏忽闪过锋芒。撺掇着风雨尘来零售店的美人儿狠狠打了个哆嗦，他知道，自己这次是真的捅了大娄子了。洛寒离开零售店后，对云中城其他地方顿时失去兴趣，并不想再看下去。林清霄见他兴致不高，说：“累了，我们就回去吧。云中城不适合居住。” 我们换个地方休整，明日直接去找遗址。洛寒点头，好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